刚才讲的这个条件说啊，那我最后做个总结，就是说，嗯，你还是要把这个刑法上的条件说的这个法律标准或者法律观念的问题啊，跟这个事实问题、跟证据问题啊，把它分开啊。条件说的判断还是建立在一个已经被证明的基础事实，跟一个已经被证明的科学原则下去做判断。 那判断的标准呢？哈，就是要以结果出现前的这一个事实呢，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一个标准啊。那内容就是，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样的结果，这叫有条件关系。如果没有这个行为依然有这个结果，那就是没有条件关系。大概主要就是这样子。那至于有关证据跟诉讼法上的问题，那是我们刑法以外的一个部分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关这个因果关系的一个学说。依照我刚才这种这这个结构的讲法，就是呃，除了探讨结果以外，还要探讨因果以及这个规则。那因果关系呢，我们就是采这个条件的因果关系。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定位。照理来讲，我们这里讨论完之后。 应该就进入所谓规则的一个思想，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国内啊，其实目前还是呈现的这个因果跟规则并没有严格区分，甚至是没有区分的一个一个时代啦。我们国内呢，一般在讲这个因果关系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把这个规则也涵盖进去，所以我们实物上常常讲相当的因果关系嘛，啊。那我想我们在讲这个条件理论以外的规则理论之前。 我们先依照这个当年呢，这个理论被提出的顺序哦，先跟各位提一下。条件说当时被提出之后，后来呢有另外一个对立的一个学说，叫做相当因果关系说，啊，简称这个相当理论啊。在当年呢，相当因果关系说呢被当成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学说，但是事实上发展到现在，目前的主流的看法认为，相当理论其实是一个规则理论的一部分。 但是目前我们国内因为因果跟规则没有很明显的区分，尤其是我们实物界都是用一个所谓的相当的因果关系的概念啊，所以我这边就先把它当成因果关系学术的一部分就先讲了啦哈。那什么叫相当因果关系呢？当年它被提出来的时候，就就认为说条件说实在是太宽广了，牵连过广了，连那个穿得很清凉的人哦，都要为路上发生的车祸负责。 人连杀人犯的母亲呢，生了杀人犯呢，连杀人犯的母亲生了生孩子的行为，对于那个被杀人犯杀死的那个被害人的死亡，都要认为有因果关系。因为你看，如果没有某甲生了某乙，某乙就不会长大成年，二十年后拿了刀子杀死他的女友。所以母亲生孩子的那个那个。 那个行为事实哦对那个死者死亡都有因果关系。他说这条件说显然是怎么样，太太膨胀了，太宽广了，会让刑事责任呢很扩张不合理。所以有人就想要提出用来用来修正条件说，就是条件说实在太太宽了啊。那当时被提出的叫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呢，他们认为是一个比较。 比较正面的一种判断方法。你看，我们刚才在讲条件说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它的判断方法是一种消去法？没有这个行为，依然这个结果，这叫没有因果关系；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个结果，这叫做有因果关系。是假设它不存在，然后看结果有什么变化，对不对？啊，那他们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判断，呢，这样判断的内容呢，牵连很大。他们认为应该要从比较正面的角度。 怎么判断呢？他是说，是这样判断：行为某个行为对结果的发生，从经验法则或是科学原则来看，对结果的发生具有相当可能性。行为对结果的发生，从经验法则来看，这个经验法则当然包含了科学原则了哈，有相当的可能性啊。那他们的讲法大概是这样：若 A 呀，则 B 呀，啊。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判断，这个行为通常会导致这个结果的发生，行为从经验法则来判断，对结果的发生具有相当可能性，啊，这叫做有相当因果关系，啊，判断的这个标准，他们都是用所谓的经验法则或科学原则，这个行为对结果的发生，从经验法则，这个经验法则当然包含科学原则，有没有相当可能性呢？ 判断的标准叫做经验法则，包含科学原则。判断的结果叫做相当或不相当。如果你得出的结论是相当的，那就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如果是不相当的，那就没有因果关系。好，判断的标准是经验法则，包含科学原则。判断的结论是相当跟不相当。那现在有争议的问题是判断的范围有多大？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相当因果关系说。 我这里有列了几个标题，有主观的、客观的、跟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请注意哦，这几个争议啊，它其实争点是在判断的范围有多大，范围有多大，判断的基础事实有多大啊？那但是它的标准都一样，标准都是用经验法则跟什么科学原则来判断有没有相当可能性。那什么叫判断的范围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样。 这个某甲 <coughs> 王乙哦的胸部捶拳，顺便还讲了一句话：“哎，这个老朋友怎么十几年不见？最近都在干嘛？”他很激动的往乙胸部捶一拳，就因为这一拳重击之下，乙的心脏病就因此发作，然后乙就死了。如果以条件关系来看，甲的那一拳跟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关系？ 没有甲的那一拳，就没有诱发乙的心脏病发作，然后就不会有乙的死亡，是环环相扣嘛，对不对？所以某甲的行为对某乙的死亡结果是有条件关系。可是如果你是采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话，他是说某甲那一拳对某乙的死亡结果，从一般经验法则来判断，具不具备相当可能性呢？判断的标准是经验法则或科学原则，判断的结论是相当或不相当。那现在的问题是，请问判断的基础？ 到底包含哪些事实？那一选当然是要判断，对不对？但是其他的形状要不要判断？请问乙有先天性的严重心脏病这一点要不要成为判断的基础事实？这一点要不要成为考虑的基础事实？是只要考虑到甲打这一选就好了，还是要考虑到在乙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前提之下打这一选？那先天性心脏病在这一个部分要不要？ 讨论，要不要讨论？那你看这边就有争议。第一种叫主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是说判断的基础事实，判断的范围，应该要以行为当时行为主观上可以认识或可能认识的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事实。就是说，要以某甲所知道的事实或可能知道、可能认识的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事实。那请问呢？ 已有严重的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这一点，要在成为某甲判某甲的行为跟某乙的死亡结果因果关系里面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呢？那要看某甲知不知道某乙有心脏病，或是有没有可能知道。好，假设现在某甲早就知道乙已经有严重的心脏病，判断的基础事实就会变成某甲往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某乙的胸部重击一拳。 请问从一般经验法则，包含科学原则，有没有导致结果发生的相当可能性？那可能就有了哦，对不对？好，可是如果今天某甲并不知道已有先天性的这种心脏病，心脏病的这一点就把它剔除，就变成是某甲往某乙的胸部捶一拳。请问在一拳之下，有没有导致乙死亡结果发生的相当可能性？很难想象一个人拳头在没有其他因素考虑下，一拳。 就让人家怎么样毙命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说，如果把心脏病这一点剔除的话，就变成是：假如你的胸部捶拳，从一般经验法则来判断，到底有没有导致结果发生相当可能性呢？他可能就会说，在一般经验法则里面，应该是不会发生死亡结果的。好，这个时候就变得没有相当因果关系。所以你看，会左右到底有相当因果关系跟没有相当因果关系，里面就有一个因素：判断的范围有多大。主观的相当因果关系呢？它采取的一个标准就是说。 把行为人可以想得到或已经想到的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事实，这叫主观的相关因果关系。好，那这一点呢？哈，当然呢，哈，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就是说，人去做一件坏事的时候，往往都是利用他知道的事实，加上他对因果法则的知识，然后去想要实现他要实现的那个事实，对不对？所以，把一个人已经知道的事纳入成为判断的基础。 在刑法上才是合理的，好，那这是主观相当因果关系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可是呢，啊，有人就批评说，我们现在不是在探讨因果关系，而大家都说因果关系呢是所谓的客观构成要件的一部分，那为什么我们在探讨客观构成要件的时候，就要把行为主观上知道的事情纳进来，行为主观上知道或可能知道的事情？ 可以，其实可以是故意跟过失判断的一个内涵，但是有没有必要要把它成为因果关系判断的一部分？其实你看一下这个例子，其实我们采条件说，甲的安全对你的死亡结果是有因果关系。假设我们今天也没有规则那个要件，甲的安全跟你的死亡结果如果有因果关系，假设就满足杀人的客观构成要件的话，其实我们最后还是可以说，某甲可能不构成杀人罪，也可能不构成什么。 过失致死罪，因为甲打开一拳的时候，对于会发生死亡结果，并没有认识，也没有认识的可能性，他没有想到的可能性，对不对？我们还是能在故意过失这边排除啊？为什么一定要在客观构成要件就把它排除了呢？这是早期呢有人对于主观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一种批评，说为什么在探讨因果关系的时候，你就要把主观面的想法一起考量进来啊？好，这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批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讲法，叫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它其实跟主观的相当因果关系，它处理的问题都是说，到底今天判断因果关系的基础事实有多大？那同样是客观相当因果关系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在我们国内呢，哈，如果你翻遍的所有教科书啊，大概还有三种讲法。同样标的叫客观相当因果关系哦可是它还有下面三种不同的立场。 因为你要知道，所谓客观相当于我关系的客观两个字啊，它的意义可以很多元。请问呢？我就用一个很生活化的想法，当你今天跟人家对话的时候，说：“哎，你这个人蛮客观的哦。”那客观是什么意思？那客观可能包含的还蛮理性的意思，对不对？好，所以刑法上讲客观那个含义有时候是多元的。什么叫客观相当于我关系的客观？那你看它第一种客观的含义是什么？ 以一般人于行为时所可能认识的事实为判断的基础，它这里的客观是指一般人可能认识到的成为判断的基础事实，所以它其实是以一般人的主观作为这里的客观，也就是说像刚才这个例子，甲往乙的胸部重击一拳，实际上你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没错，但是心脏病这一点要不要怎么判断的基础事实呢？客观相当因果关系的第一种想法是。 要以一般人所能认识的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事实，也就是说，一般人知不知道也有心脏病啊如果一般一般社会大众都知道也有心脏病的话，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判断的基础事实就会变成：，假往一个有心脏病的人胸部重击一拳，所以这个应该就有发生死亡结果的相当可能性。可是，如果一般人不知道也有心脏病的话， 判断的基础是就把心脏病这点剔除。那请问，一下这个例子，如果你采客观相当因果关系的第一种讲法，以一般人所能认识的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事实，请问这个例子，请问一般人是知道也有心脏病，还是一般人不知道？请问一般人站在甲的立场，会不会知道也有心脏病？不会嘛。所以其实它的重点就是要把心脏病这一点怎剔除掉，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甲的内权跟乙的死亡结果没有相当因果关系。 所以显然，它客观相当因果关系的第一种想法，它是以一般人的主观作为这里的什么客观嘛？啊，好，其实一般人的想法是比较普遍性的想法，也可以是一种客观的含义嘛。啊，第二种客观相当因果关系真的是比较客观一点的，它是怎么讲？它是说以行为时所有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判断的基础，行为时所有客观存在的事实。好，那我们再看刚才这个例子。 已有心脏病，甲往乙的胸部重击一拳，请问心脏病这一点要不要成为本案考虑的因素？你看客观相当因果关系的第二种想法是，以行为时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判断基础。请问甲打乙拳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存在？有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判断基础事实就变成甲往一个有严重心脏病的某乙重击一拳，从一般经验法则判断，就有导致结果发生的相当可能性了嘛？ 所以你看，客观相当因果关系的第二种讲法，他考虑的真的是客观世界的事实，只要是行为当时存在的，都要判断，都要判断。所以这个例子里面，除了考虑到甲重疾医权以外，还要考虑到乙本身就存在的先天性的心脏病，都要成为判断的基础事实。好，这是第二，客观相当因果关系的第二种讲法。好，这个是比较客观一点的。但是我这里要先问各位一个问题。 请问客观相当于果关系的第二种想法，跟条件说有什么不一样？刚才这个例子，我在探讨条件说的时候，我会说，甲的内权跟乙的死亡结果有条件关系。甲的内权诱发了你的心脏病发作，然后最后死亡结果发生。没有甲的内权就没有你的死亡，是个条件关系嘛？对不对？你采客观相当于果关系的第二种想法，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事实。 你的先天性心脏病早就在讲重疾一学的时候本来就存在，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把心脏病这点考虑进去。那请问这个条件说跟客观相当于有关系说的第二种想法，在这个例子里面，其实最后结论是一样的，对不对？结论是一样的。可是你要知道结论一样不代表他们的标准完全一样。你如果仔细看、仔细想，就可以知道他们哪里不一样。请问客观相当于有关系说的第二种想法？ 他讲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实？行为当时所有客观存在的事实。有没有看到行为时所有客观存在的事实。行为时，我刚才在讲条件说的时候，请问条件说判断的基础事实是什么时候的事实？结果出现前的事实，对不对？结果出现前的事实，当然也包含行为时的事实。 可是行为时的事实未必等于结果出现前的事实，因为只要有一个案例，这个点叫做行为，这个是行为时，这个点是结果出现时，结果出现前的事实当然包含了行为时的事实，可是，在这一段里面，假设有一个案例是这样。 行为做了之后，在结果出现前才跑出来的一个事实，条件说是还是要判断？客观相当因果关系的第二种想法就不判断，因为它已经是行为以后的事实了可是条件说是说结果出现前的事实都要判断。我刚才是不是讲结果出现前的事实都要判断？好，我不是在讲行为出现前的事实，是结果出现前的事实。可是客观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第二种想法，只有行为当时存在的事实。 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差别，只是刚好这个例子行为当时就存在于的先天性心脏病这一点这一点，在行为时就存在，所以条件说的判断跟相当客观相当于我刚才说第二种的第二种学说的判断，在这个例子是结论是一样，可是并不代表标准一样。哪一种情况会不一样？如果有这种案例，行为后结果出现前又出现一个事实，那我就举一个特殊的案例。通常我举的案例是这样。 今天我讲啊， <coughs> 他想要杀死乙，他拟了 A、B 两大计划。第一个计划是把乙约出来谈判，趁乙不注意的时候，拿刀子当场把乙杀死，这是他 A 计划。如果他能够顺利的执行最好，当场就把乙杀死。可能他这个计划有一个变通的 B 计划。如果甲在杀乙的时候没有把乙当场杀死，那乙通常就会跑，甲就会追，对不对？ 一定要对穷追猛打，让赢往某个方向逃跑，往某个方向逃跑。好，那要把它逼到某个方向去啊。那甲因为知道，在这一个范围往这个范围走，可能过了一一到两天，就会有那个他知道的，他所知道的有一组恐怖分子在那个地区呢，要在那边。 这个作案，他怎么作案呢？他要在那边放这个化学战剂，那一地区的人就会因此感染而死亡。甲当时心里想：，要不然我就把我的仇人当场杀死，要不然我就要让他受伤，往那个方向跑。我要去逼他往那个方向跑。当他跑到了这个范围的时候，他已经得知了恐怖分子过两天就要在那个地方下病毒。我只要有办法把他逼到那个地方去，他受伤了，这个。 那个免疫系统不好，碰到恐怖分子下这个病毒，他会因为这个病毒感染而死亡。如你的第二个计划，那当时呢，当天他就约你出来谈判，结果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拿起刀子杀刺你。结果你蛮机灵的，虽然被刺到，但是没有当场死掉，跑，假舅追。 甲直追乙，乙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哦，往这个方向跑。甲就追到这个地方就不再过去，了就在这边守着他，不让他过来。哦，是这样子。结果乙就在这个地区里面躲，然后疗伤。结果呢，就正如甲所料，第二天就有恐怖分子在那边下这些化学战剂的病毒。乙因为伤口啊受伤，免疫系统下降，这个病毒从这个伤口进去，乙感染而死亡。请问甲的行为对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相当因果关系？ 如果你照条件说的话，甲那一刀跟你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甲的那一刀跟甲 B 都是对你的死亡结果都有因果关系，对不对？可是如果是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第二种讲法，你再看一下第二种讲法，他是说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请问甲当时拿刀刺乙以及 B 乙往那个方向跑的时候，恐怖分子下病毒的事实存不存在？还不存。 是过两天才会下病毒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是一个还没发生的事实啊。如果你客观相当因果关系是说的第二种想法，它是以行为当时所存在的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它那个部分就不需要考虑了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说，甲当时那一刀对你的死亡结果没有相当因果关系，为什么？因为那一刀根本不是一个致命伤，你就不会死啊。 最后死是什么死的？是后来陷入了恐怖分子下病毒让他死的。但是恐怖分子的事不能睡在讲的头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出来了。好，但是你觉得这样合理吗？人去侵害法益，难道不能利用他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知识去犯罪吗？了了，了解我的意思吗？ 他可不可以对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去利用控制，然后导致他所想要实现的事实去实现呢？应该还是可能的吧。所以有人说，事实上呢，把这个未来发生的事情排除，其实并不合理啦。好，最重要的是人有没有办法支配这个法律情态因此呢，客观相当因果关系说第二种讲法，显然存在着漏洞。因此呢，你看。 客观相当有关系呢，又出现了第三种讲法你看，他是说以行为时所有客观存在的事实及行为后所产生的事实为一般人所能预见者为判断的基础。他说，如果是行为后才产生的事实，要一般人所能预见。可是哦，这里还是会被批评啊。像刚才恐怖分子过两天要下病毒是一个未来的事实。请问，恐怖分子过两天下病毒这个事实是一般人所？ 知道的事情吗？也不是啊，除非那个恐怖分子是已经有公布了，否则的话还是一般人所不知道啦。那我这个例子如果还是要把那个因素剔除的话，最后还是会说甲的行为跟乙的死亡结果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其实还是会有漏洞，因为人有可能利用未来发生的事情去实现他想要实现的事实。 如果刑法对这个地方就不加以谴责的话，其实呢，我们觉得在价值判断上，事实上是并不合理的啊。所以你看最后啊，其实相当因果关系说啊，它的一个多数说，它采取的是一个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它怎么折中？他说为了避免啊，我们在判断相当因果关系哦，所截取的基础事实有漏洞，应该呢要把哪些因素考虑进去？ <coughs> 把行为人。 已经想到的事实，例如说已经知道过两天恐怖分子要下病毒，这一点大家放进去，以及一般人可能想到的事实也放进去。也就是说，如果你探讨相当因果关系的话，只有在哪一种情况才可以把那个因素剔除？那个因素是行为人不知道，以及一般人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可能知道的事实才可以排除。如果这个事实是行为， 所可以认知的事实，或者是一般人所可能认知的事实，这个时候就要成为什么因果关系判断的一个基础事实了。好，这是所谓的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啊，总而言之，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就是要以行为时一般人所能认知，或者是行为所认知的事实、特别认知的事实，都可以成为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事实。 他认为这样才不会有漏洞啦，哦，这是比较多数的相当因果关系的学说，叫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我跟各位讲，大家不要鄙视这个我们实物上的学说啊。这个学说既然能够运作了这么久，相当因果关系能够运作的这么久，其实我跟各位讲，百分之九十九的案例，它跟我们哦，等一下要讲的，现在德国的显学叫客观规则理论。 百分之九十九的判断结论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相当因果关系说没有把因果跟规则这个思想分开，这个观念是到现在来看是比较落后。可是它其实它判断结论，它未必是一个不对的结论。它的结论其实跟规则理论、客观规则理论，其实结论原则上都一样，原则上都一样。你可以用客观规则理论判断的，你依然可以用相当因果关系来判断。我举一个。 很多老师提到了在我们国内一个公安的事件，这叫做北城医院打错针的事件。当时的那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在某一家医院里面， <clears throat> 有一个药剂师讲，他哦很粗心大意，把呢肌肉松弛剂，这是管制的药品，没有放在应该放的地方。他可能用了之后没用完，没有放回去应该放的地方。 他把它放在育婴室的冰箱里面，存放。结果当天哦，有一个护士某乙，她是那个育婴室里面值班的护士，因为有好几个新生儿需要打预防针，她从育婴室的冰箱里面打开，她以为是给新生儿打预防针，因为那外观看起来有点类似，她没有注意到那是肌肉松弛剂。 就替这些新生儿打针，哦，所以造成我们国内好几年前发生的北城医院打错针事件，在新北现在叫新北市土城区，以前叫做土城嘛，哦，有一个北城医院妇产科医院发生这件事，导致新生儿死亡，有些人这个受伤，现在到现在都有一些缺陷。好，那这个甲跟乙啊，药剂师跟护士都被甲官起诉。 这个例子很明显的，这个乌龙护士里啊，一定对这些新生儿的死亡或重伤有相当因果关系，真是他打的吗打了肌肉松弛剂，对这个死亡有相当因果关系，因为科学原则告诉我们，肌肉松弛剂多少成分成人就死了，哦是这样子，所以有相当因果关系没问题。现在有争议的是假，这个某甲啊，从甲官开始一直到二审啊，他都做同样的辩护，他说。 虽然我们哦放错药，我没有把这个药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可是，如果不是护士以这么乌龙而没加以确认，也不会发生这个悲剧啊。所以他说，他乱放药的行为，在经验法则上未必会发生这个死亡结果。因此，他就说没有相当因果关系。他从侦查中到审判中都是做这样的辩护说，虽然他乱放药，他承认。 虽然护士拿他的药去打了，这个新生儿也承认。可是他说，我虽然乱放药，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护士这么乌龙跟加以确认，从一般经验法则来看，乱放药未必会导致死亡结果发生啊。所以他说没有相当因果关系。那我们的法官呢，也蛮仙的啊，他就是把事实描述下来：某甲乱放药，加某乙打错了针，然后最后，鲜有相当因果关系。 他的他说没有相当因果关系，法官呢从这个一审判决、二审判决我去看结果他们是把事实的流程、时间的排序排下，甲乱放药，然后什么时候乙呢没加以确认，第心律的导生导致新生人死亡，所以从经验法则，显有相当因果关系。那被告定不服啊，我说没有，你说显有，那因为法官比较权威嘛。可是法官的权威不是在于他叫法官。 而是在于他的说理嘛，对不对？其实那个判决法官说理真的不足，可是实际上到底他有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呢？其实是应该是有的，因为他怎么判断？请问甲的行为时是什么时候？甲的行为时不是乙的打针时，甲的行为时是什么时候？甲是有做什么行为？把药放在不该放的那个地方，对不对？请问？ 以甲行为当时所认识或所可能认识的事实，或一般人可能认识的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事实。请问，当甲把这个药放在育婴室的冰箱的时候，他对未来有可能护士误用或滥用有没有想到的可能性？有吗所以，这个时候护士的误用跟滥用要不要成为他的行为？ 判断因果关系的基础事实之一，要就是说，甲在行为当时，虽然还不并不存在护士拿错药，对不对？可是他在行为当时，对未来护士可能误用误用这个事件，在那个时候有没有认知的可能性？有吗？这个时候我就要把未来护士的误用，成为这里因果关系判断的事实。 绝对不是把护士的误用剔除，关键是甲乱放药对新生儿的死亡有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它的判断基础是应该是甲乱放药加上后来护士的误用，请问对死亡结果有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当然就有相当因果关系了嘛，因为我要把护士的误用成为甲的行为跟死亡结果有无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事实之一啊。 这样了解没有？因为他在乱放药的那个时候，对于未来护士的误用，已经可能想得到，一般人也可能想得到。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医院里面都有管制药品、保管药点、管制药品、除放药点，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例子只是因为法官哦，他在写判决的时候，他的那相当因果关系的操作，没有非常的详尽的说明。 如果说法官先讲，假设我今天采通说的折中，相当于我关于说，以行为人行为时可能认识以及一般人所可能认识的事实作为判断的基础事实。那么假乱放药当时对未来护士的误用是有想到的可能性，因此这里判断的基础事实就不是只有假乱放药这个事实，而放在假的乱放药跟护士乙的打错针。 最后死亡结果发生有没有从经验法则来判断有相当因果关系？当然就有相当因果关系的，因为假如假如外让要加上护士的没确认，从一般经验法则来判断，对于结果的发生就有相当因果关系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假如对于新生儿死亡，当然就构成过失致死罪。这个例子最后确定的就是某甲或成过失致死罪，只是因为判决书上写刑有相当因果关系，那被告不服气啊？ 他说很奇怪，乱放药也不一定会发生啊！啊，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因果关系，都是一种抽象的，把很多因素剔除了，乱放药也未必会导致死亡结果发生。是啊，世界上有无限的可能性，即使你再再怎么粗心大意，运气好的人也不一定会发生。可是有时候啊，运气不好的人犯一点小错。 结果就发生了。可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因果，绝对是一个客观上存在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你要把那些事实一一的罗列下来：某甲乱放药，加上乌龙护士乙，最后死亡结果出现。我们现在讨论是护士乙的这个行为，没确认这个行为到底要不要拿起来判断还是剔除，对不对？因为我现在探讨的是。 药剂师的行为跟死亡结果，我们探讨护士嘛？那我探讨药剂师的行为跟死亡结果出现之间，有一个护士的行为，那护士的行为都会成为假的行为判断的一部分的因素。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考虑到你要采取哪一种学说嘛？如果你是采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它就是以行为时行为能够预见，或是一般人能够预见的事实。 如果你是采客观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第一种想法跟第三种想法，也都要把这个互是没确认考虑进去嘛，对不对？除非你是采客观相当因果关系的第二种想法，以行为时所有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判断基础。请问甲在乱放药当时有没有存在的互是误用？没有，护是误用是未来整个事情嘛？ 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其实这个例子才相当因果关系说，其实才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或是才客观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第一种讲法或第三种讲法都可以得出有相当因果关系的一个结论啊。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跟各位讲，相当不相当，绝对不是一种感觉的判断。我带各位看一个我们这个题目里面的第一个案例，好不好？八也这题目里面第一个案例，你看这个第一个案例。 这是研究所的考题啊，这个考题啊我曾经看过答案，有人哦写说经验法则没有相当一个关系，有人说经验法则有相当一个关系。你看这例子，你看他说，甲乃卡车司机，总统大选隔日心情郁卒，驾驶平日送货之卡车出游宜然，于滨海公路飙车行乐，岂料货车因超速失控。 猛烈撞击路边老旧的电线杆，电线杆倒向路旁养殖鱼温的鱼池内，引发触电。当时正在鱼温工作的业者已受此电击，当场死亡；甲则受重伤。请问乙的死亡结果可否归责于甲？甲有无罪责？好，当然呢，你这个可以用客观规则里面去判断。那我现在呢，先不要，我先问各位：如果你用相当因果关系判断，你你要怎么写？你要怎么写？甲呢？ 在产业道路飙车，飙车失控的时候撞到这个电线杆，电线杆断掉折倒插在农田或余温里面，折断之后引发触电，农夫乙在余温或是在农田里面耕作被触电死亡。甲的那个飙车行为跟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相当因果关系？有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好，这个地方或许大家会认为说。 开车飙车撞到电线杆，结果最后电线杆断掉，引发触电已死亡。哇，这个还蛮离奇的，对不对？那到底有相当还是不相当呢？其实这里哈我们如果今天是这种感觉，说好像有相当可能性，或好像没有相当可能性，那就是一种感觉的判断。首先你要把基础事实拉出来，基础事就是：甲开车超速撞到电线杆，电线杆折断之后，电线断落，漏电，漏电之后。 刚好到他在农田，乙在渔乐工作，当时又没有穿雨鞋，光脚直接在水里面，对不对？一环扣一环，如果从条件的关系来看，就是一环扣一环导致死亡结果发生了，对不对？如果你从相当因果关系判断的话，请问，请问。 某甲在撞断电线杆的那个时候，当时乙是不是就是在农田里面工作，是不是就没有下雨？那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你从主观相当于有关系或折中相当于有关系来看，甲在开车当时，最后是撞到电线杆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对于。 可能电线杆断落之后倒插在农田，然后农田里面有渔夫在工作，没有穿雨鞋，这都是经验上可能想到的一件事情啊。谁说农夫任任何人工作不能光着脚丫子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客观事实其实都有在经验上的预见可能性嘛。事实上，这些事实都要成为判断的基础事实，你不可能把任何一个事实剔除。当这些事实都要成为判断的基础事实的时候，就变成是。 甲超速撞断电线杆，电线杆断电引发漏电，的那个电线杆倒插在农田，好，然后电呢随着水的传递，放到了农夫乙在那边耕作没穿雨鞋所以电死这样的一环扣一环，从经验法则来判断，当然对导致死亡结果发生具有相当可能性嘛，当然就有相当因果关系啊，这个例子讲当然应该构成过失致死罪，如果这里只不过过失致死罪，你白死了 哦，是这样子。可是他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判断说，谁说飙车撞到电线杆一定会导致人死，还是很多人没死啊？是不是？这种判断都是一种感觉，而且呢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判断呐。啊，我们再讲一个比较离奇的，请问你，你今天骑摩托车失控冲撞到人家民宅里面，撞死了正在看电视的某影，这也够离奇够惨的吧？不常见嘛，对不对？可是问题就是。 当你今天在路旁飙车，你失速的时候，难道对于一个失速的车辆冲撞到旁边就有一楼的民宅的客厅，有难以想象的情况吗？并没有嘛，这些事实都要成为判断的基础事实，根本不可能怎么样被剔除的啦。所以这个例子里面都应该会被认为有什么相当因果关系啦。好，所以其实哦，大家哈只要哈能够掌握我刚才所讲的。 你把一个客观上，这个客观世界上的事实，按照时间的排序，A、B、C、D、E，按照时间排序全部罗列下来，最后结果发生了。其实条件数的公式就是这样子，全部加在一块，这就是老天爷精心安排。有这样的因，就注定那样的果，因为已经发生了，世界上已经发生的悲剧了。这就是这些因环环相扣的。 条件说为什么会得出有条件关系？因为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对不对？相当因果关系的重点就是，我可不可以把某一些因素把它拉出来，把它剔除之后，让它能够关联性断掉嘛，对不对？但是哪一些可以剔除呢？你看这几个相当因果关系的标准，主观的相当因果关系呢？它是说什么时候才放进来，行为可以想得到或已经想得到才放进来。客观因相当因果关系是不是有好几种讲法？折中相当因果关系是说。 只要行为可以想得到，一般人可以想得到的事，全部放进去。除非里面有一些事是一般人想不到，行为也想不到，才提出你只能够把那些行为想不到、一般人想不到的提出只要可能想得到的，都要放进来。这样了解吗？他的方法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刚才举的这个一个所的考题，即使你不要用客观规则理论，你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它最后的结论依然是有相当因果关系。因为我问各位，某甲。 他对于产业道路旁边的余温有人在工作，有没有想到的可能性？当然人在经验上，那旁边是余温，当然就可能有人在工作啊，对不对？请问一个渔夫或农夫在耕作没有穿雨鞋，一定是不正常吗？也未必啊，这也是有想到的可能性啊。请问转断电线杆，电线杆断裂会引发漏电，有没有相当的有没有想到可能性？有，都有嘛。所以这些事实都要考虑进去，对不对？最后的结论就是一环扣一环。 就是有相当因果关系，这样了解吗？好，这是相当因果关系，它其实是要这样去判断，绝对不能是以第一个加最后一个结论，中间全部拿掉，这样去判断，你这样的判断就变成是一种好像纯粹依上你的感觉在判断，到底有还是没有，其实是不清楚的啦，哦不清楚的。好，这是有关这个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这种讲法。 当然了，哈，这里头书本上常常都会讲一个判例哦。我带各位看一有一个七十六年台上一九二号判例，我们实物上有一个早期的判例，到现在当然还是判例。你看他这样讲，他说所谓相当因果关系，系指依经验法则，综合行为当时所存在一切事实为客观的事后审查，认为在一般情形下，由此环境、由此行为是同一条件。 均可发生同一结果者，该条件即为发生结果的相当条件，行为与结果即有相当因果关系。很多人呢，哈，都引用这个判例，像北城医院那个案例，他引用这个判例，他说，那综合行为当时所存在一切事实为客观的事后审查，所以他已经想说，法官啊，这个药剂是在乱放药的那个时间点，并不存在的乌龙护士的拿错那个。 这这个事实，因为那个事他乱放药，以后过一天才发生，他的行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引用这个判例说没有相当因果关系。他说因为乱放药未必会导致死亡结果发生，想起来好像都言之成理哦，或者这样子。可是我问各位，请请问判例啊可以用在全台湾每个案例吗？判例叫做判决的先例，那个判决也是以前的一个个案，对不对？今天法官为什么会做成这个判例？ 是因为刚好那个案例里面，行为跟结果出现接，并没有其他的因素，所以他在写那个判决书的时候，他才说相当因果关系要综合行为当时所存在一切事实为客观的事后审查。你看他这个描述，是不是很像客观相当因果关系的第二种想法？综合行为当时所存在一切事实，他是不是就没有考虑到行为后的事实？ 可是你不能把这个判例用在所有台湾发生的案例，判例哦，绝对跟法律不一样，法律是抽象的，判例还是具体的，所以法官可以说这个判例在本案没有适用，为什么？因为这个判例当年的基础事实是行为当时跟结果出现，且并没有其他的事实。可是北城医院打错针这个案件不一样，是某甲做了乱放药的行为之后，过了一天。 不是没确认，不是没确认，是在某甲行为后才产生的事实。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讨论？因为其实相当因果关系，依照学界的通说，其实是那个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它是比较不会有漏洞的。就是它不是只考虑到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它还包含了行为当时可以预见到未来才会发生的事实，也可以成为判断的基础事实。 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其实这个判例哦，大家不需要背它。这个判例只是当年在民国七十几年发生的某一个案例，那个法官判决书写的不错，然后呢被挑为判决的先例，但是它不能够用在所有的案件里面。这样了解吗？好，好，所以呢，其实你可不可以说判例错？你不能说判例错，你说这个判例对，但这个判例不适用在这个这个案件。哦，是这样。 你以后当检察官、当法官的时候，你如果说这个判例错，我跟你讲，你的判决会被撤销。最高法院老大他不会错，或者是这样子。你要说这个判例其实是正确的，只是这个判例跟我本案的事实不一样，所以这个判例不能拿来这里用。这样了解吗？这个部分你这样就会过关。你如果直接说那个判例错，那最高法院说。 不是判例错，是你错了哦，是这样子了哦。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判例其实没有什么错，这个判例只不过是因为他当年用的那个事实是可以用得上嘛。啊，好，所以其实我跟各位讲，你在练刑法的时候要不要去背判例啊？我跟你讲，其实说真的，考刑法啊，你应该先写推论跟这些理由跟学说，依照某某理论，依照某某理论，以及怎么样的理理由推论。 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你只要写“实物见解结论异同”，这样就好了。因为有时候实物上它欠缺那些比较详尽的推论，你只知道它的结论是一样的。你只要是说，我透过学理跟我的理由去推论，应该得出某甲应该构成什么罪，而且是如何的这个罪的一个结论。你最后写“实物见解异同”，这样就好了。 你你就不需要去记什么判例比较那个无聊啊，是不是？你真的要记的是什么？我本来依照我学理的通说，或者是依照哪些理论推论出来的结论，既然跟判例的结论，或者是大家会引用的那些判决的结论不一样，你可能会说，这个部分最高法院的判决跟判例跟我这里的学理的结论不同，不同，它可能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而不同，你才需要去记那个实务见解。 否则，理论上刑法的实物见解，刑法实物见解，你才什么时候特别去记它？跟你学理的通说的推论不一样的时候，你才需要去记它嘛。如果一样，你根本不用写什么什么实物哪个判，你只要写就要写一句话，实物见解一统这样就带过了，这样就好了。所以你不用去特别记那个什么判例的号码等等，那个很无聊的。因为那些判决判例有时候推论都不够详尽嘛，哦是这样子。你要去记的一定是不一样的，才会去记它。 哦，而且才要去稍微论述一下，说你依照通说推论出来结论是这样，可是实物呢结论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实物上是基于哪一种观点，所以它不一样。这时候你才需要写一下，否则你最后只要带着实物结论一统样就好了。 啊，好，这个是我建议各位应该要这样去看一下实物见解了哈，否则的话花太多时间在实物见解去钻研，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实物见解都是一个很个案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能够普遍运用到所有的案例上面啊。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这个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啊，那这在我们国内呢，说真的，是我们国内实物界到目前为止都在运用的，即使有些老师。 不接受这种因果跟规则到目前还合在一块的看法，但最起码是实物界在运作的。你在考国家考试，最起码要知道嘛，他怎么判断的嘛，好好，所以我这里还是这样详细的介绍一下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内因果理论啊就是条件理论跟相当理论，对不对？那其实相当理论就是我们实物上在用，我们的学界就是条件说加上我们要讲的结果规则的思想。 哦，是这样子，大概就是这两种定位。下面还有个原因理论，这个部分我就花个三十秒就把它带过。这个原因理论呢，是因为条件理论跟相当理论当时真的争执不下的时候啊，原因理论呢就跳出来说：“啊，我在提出另外一种观点。”可是他提出这种观点，有人说根本就是仿冒相当理论来的。 换汤不换药，因为相当理论呢，它是不是用科学原则或经验法则来判断相当不相当，对不对？那而且它的判断基础事实本身内部也有一些争议，所以还是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嘛。那原因理论看到相当理论被条件理论他批评，那相当理论又批评条件理论，原因理论就提出说，那我又换另外一个标准来探讨有没有因果关系。他提出什么标准呢？你看，他提出说，必要的条件是一个原因。 最直接的条件是一个原因，最有利的条件是本案的原因，啊，他就是把条件说里面的条件，用一定的标准去做价值判断，最必要的、最直接的、最有利的，才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一个那一个条件呐。好，可是你你想想看，最必要、最直接、最有利跟最相当有什么不一样？最必要、最直接、最有利。 是换一个形容词，讲最相当、最必要、最直接、最有力，不就差不多吗？对不对？所以提出来根本没人理他，哦，没人理他。一提出来，人家说这个东西根本就跟相当里面没什么差别，最相当跟最必要跟最直接其实没有什么差异性啊，哦，是这样。那当然他有提出一些比较清楚的，他说最终的、最终的，啊可是我们觉得不合理啊，为什么？ 一个事件的发生，当我们用时序把它排出来之后，一定是导致结果发生最后的那一个才是原因。那如果以北城医院打错针的事件，会变成是只有护士需要负责哎，只有护士才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先前的都只是单纯的条件，不是原因啊。哦，其实并不合理啊，啊，并不合理。因为实际上我们反而会认为啊，如果不是药剂师乱放药，这个悲剧其实就避免了。 哦，是这样子，所以没有理由说只找出跟结果发生最接近的那一个。哦，是这样子。下面还有一个异常的，异常就是反常。为什么反常才是原因？现在看斜友病的案例，他说推挤不是原因，血友病才是原因。哦，因为血友病反常嘛，少见嘛，但是在夜市里面推挤还蛮常见的嘛。哦，是这样。可是他等于说，没有讲出一个很清楚的理由。为什么常见的才可以是原因？哦，为什么常见的就不是原因？ 反反常的、异常的才是原因啊！理论啊，理论到后来就是要论理，没有论理就不叫理论，我是这样。没有论述理由的就不叫理论，他只提出标准，没有论述清楚的理由，所以这个学说被提出来之后就没落了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去讲说，在那个刑法因果关系的这个发展当中啊，最著名的两大理论就是条件理论跟相当理论。那目前在德国学界。 存活的就是条件理论，相当理论一般认为说已经不是因果理论，而是属于规则思想的一部分。呃，规则思想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的结构就是，当你探讨结果办的时候，先用条件说探讨因果关系，再探讨刑法的价值判断，把这个结果算在行为这个行为的头上，价值判断合不合理？有所谓结果规则的思想，那里面的通出就叫做客观规则理论了 这个我们下次再讲，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有关结果规则的部分，我们下次再讲。 说故意逆向开车，这样行人不让，判决却说是过失致死。